第八课：遇见原来的我。一、听力。第一部分。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在惩罚实施后，对受罚者保持关爱，通常会收到良好的效果。 这是因为惩罚会给人带来羞愧、痛苦、不安和悔恨等消极情绪，这时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较低，比平时更期望得到别人的关爱，儿童、青少年尤其如此。二。 机器人指能够自动执行工作的机器装置，它可以接受人类指挥，也可以根据已编好的程序运行。它的任务是帮助或代替人类工作，可应用于生产业、建筑业或是危险工作。 三，那一年，中国开始推动介入治疗。张医生发现，当时手术用的封堵器全部是进口的，价格贵不说，由于材质偏硬，极易造成其他组织的损伤。他天天想，可否找到一种能降低成本，同时能提升治疗效果的新材料。 四、人脑的重量虽然只占人体重量的百分之二左右，但大脑消耗的能量却占全身消耗能量的百分之二十。人脑每天需要一百一十六到一百四十五克的糖。当血糖浓度降低时，大脑的耗氧量也随之下降，轻者会感到头昏、疲倦，重者则会陷入昏迷。 五，李小龙用三十三岁短暂的人生创造了一段传奇。从他离开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，他的追随者就对这位功夫之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追忆和纪念。这种狂热的纪念逐渐演变成一个神话，一个龙的神话，一个空前绝后的神话。